第三十一课，运动的学问。一、听力，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《梦溪笔谈》是中国北宋大科学家沈括的传世著作。 沈括在晚年用笔记文学体裁写成《梦溪笔谈》，内容涉及天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地学、生物以及冶金、机械、造纸技术等各个方面，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重要著作。 二、家庭暴力有广义、狭义之分。有人认为，广义的家庭暴力是指对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以及精神上的折磨、伤害和虐待的行为；狭义的家庭暴力指丈夫对妻子进行肉体上的摧残、虐待和伤害。 三，朋友认为自己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。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家人也说心情舒畅就会好的。可他不信，认为医生和家人联合起来骗他。他的疑心越来越重，面容越来越憔悴，直到有一天真的生了一场大病。 四，张衡断定地球是圆的，月亮是借太阳的照射才反射出光来。他还认为，天好像鸡蛋壳包在地的外面，地好像鸡蛋黄在天的中间。这种学说虽然不完全精确，但在一千八百多年前能有这种见解，也够令人钦佩的了。 五，饥饿营销始终贯穿着品牌这个因素，其运作必须依靠产品强势的品牌号召力。也正由于有品牌这个因素，饥饿营销是一把双刃剑，用好了可以使原来就强势的品牌产生更大的附加值，用不好则会对其品牌造成伤害。